锵锵三人行，又见到幼婷啊，非常的高兴。哎，对，幼 <laughs> 婷，今天咱们俩这个见面啊，啊， <laughs> 还有徐老师，我们俩都叙旧，起来，徐老师不好意思。 <laughs> 这这玩意儿，人的本性啊，见你太多了，我们很久没见了。人的本性，对，所以说为了庆祝人的本性呢，今天一开始啊，咱们先一起听一首歌。 也请这个中国的私奔王啊，为大家唱一首歌。 <laughs> 他的名字好像叫王功达，还是叫王功权？哦，王功权，王功权。这个我先说啊，那个微博上就有人搞这个语文的，就嘲笑人家。嗯，说这种人还私奔，王功权。 一肚子都是功名利禄，还这跟跟跟这个这个这个私奔这个浪漫的行为太不搭调啊！这是歧视名字，名字也不是人家起的， <laughs> 对吗？还是听听人家的歌声。是人家王功权呢，自作了一首歌，叫《私奔之歌》，如今流传在网上。这宋鑫找来给我们来这个欢欣鼓舞一下。嗯，呃，我唱一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，《私奔之歌》。 总是春心对风雨，最恨人间泪共鸣谁见君银成山川万代，千古之贵一片情。我认为他的声线唱出了私奔的酸楚。 <laughs> 维 <laughs> 维之战斗，介绍介绍一下，我这孤陋寡闻，这此人是谁呀？这是个上市公司的这个老总啊，前一阵儿闹起一个这个轩然大波，他呀就是在微博上，所以人家也有人说他炒作，就是在微博上说我私奔了，所以那个人说不爱江山爱美人嘛，对，公司不要了，事业不要了，有老婆有孩子嘛，都不要了，就是跟着他的一个一个红颜知己吧，据说这个女人叫。 姓王叫王琴，好像是王琴，也是一个好像是你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那个女生的背景，但我知道她就是放下了一切，她这个大家对她的呃事业的一种哦，就是累积事业、金钱、家庭什么都不要了，就跟那个为爱女生走天涯。对对，当时外界啊有很多这个传闻，当然一般人都讲啊说这个人肯定是炒作，说这个你这叫私奔呢还是公奔呢？哪有在微博上说我要 <laughs> 私奔呢？是吧？哎，不，是现在。 微博上转播开开开酒店都有嘛？所以现在这个世界的特点就是长啊，是吗？对，就是你下属，你见过没有？见过那个？见过没有？对，就是实况转播， <laughs> 就就是公私不分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之一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我身边的我都见过，这个微博呀，真的是一个特别意淫呐、暧昧的东西。你比如说，我要跟幼婷，我们俩呢有点意思。 但是呢，也没到可以互相真的谈恋爱的程度。那在相互试探的阶段，怎么办呢？哎，这俩哎就有点这个暧昧不明的话，比如说，哎哎，我今天呢跟谁吃了顿饭？哎，或者说今天他穿了一件什么样的衣服？写一些感想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是跟你说的哦，但实际我是跟你调情啊，你明白吗？你要会来事儿呢，你也跟着调啊。哎，但是呢，你你发现没有，这个公的。 反而能避免私的尴尬、调情的尴尬啊，这公公器私用。不过 <laughs> 一走在一种暧昧的空间。哎，但是一般来说呢，呃，海外这种情况，他用 Facebook。 Facebook 是一个公器，但是它有一定的范围。对。我们我们这个微博是彻底大公啊，就是祖国山河都看到的这样。没错没错。是是。微博现哎，你也有微博是不是？我也有微博，我也有微博。你你有没有做过这种暧昧的事儿在微博上？肯定有，你去查查。 <laughs> 眼睛往上。就看看这些粉丝没有查出哪一条是这样子的情况。没错没错。我当然不可能公开承认，是吧？ <laughs> 但是我跟你讲，我总愿意啊，是跟鲁迅先生相反的。我总愿意用这个最单纯的想法去想一个人。就正如说，哎，我也不相信谢霆锋或者张柏芝是什么炒作，我认为都是一些搞 <laughs> 搞搞不清自己生活的人，跟我一样弄到这个局面，谁也不想。那么一样，这个王功权，甭管大家怎么嘲笑他啊，我还愿意把他当成一个最简单的人去想。笑傲江湖是吧？呃，他最近。 呃，这个很有意思啊。呃，按说这个话题已经过去了，但是呢，他最近在跟太太在一起在桂林阳朔游玩的时候，接受了《南方都市报》的一个专……不不，你不是说他私奔了，怎么又回来了？回来了，奔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奔回来。据他说呢，就是说说你们跑哪儿去了？咱们想私奔，不得到处欧洲欧洲、美国游览啊？他说你可不知道，舆论压力太大了，我们俩哪儿都去不了，就是跟个。 跟个地下工作者似的，大概找了一处房子，就在一块住了，就是住着，不敢出门呐。然后闹了几天之后呢，天天查微博的， <laughs> 没错没错。 <laughs> 然后呢，就是说这个王琴，他说：“哎呀，让我太太、让我的家人、让我的孩子承受那么大的压力。”到最后说他这个情人也看出来了，情人还是深明大义，就是说你呀，算了吧，回去。 <laughs> 不是，他说他也不要了，情人也不要这样的他了，其实。 哎，觉得是这样？你如果是那个情人，你会什么态度？我觉得，呃，如果我以情人的角度啊看，说或许这个情人当初也没有要你放弃江山啊。 我跟你在一起不就要你的，跟你也要你的江山啊！你得带着半壁江山。 <laughs> 对，半壁没叫你放弃全部。你你你，跟你真的爱情？他这个情人自己也是有江山的， <laughs> 哦，也有江山，叫王王王琴嘛，自己也是个挺有事业的。但他也放弃了，问题是不是？他带着一座山走？ <laughs> 不是你你知道吗？我昨天有一个人跟我诅咒发誓，这玩意儿就涉嫌诽谤，对吧？这也不能瞎说啊！王功权人家可能不承承认。 有一个人声称，就说我认识他们身边的人，说他呀就是为了追这个情人，嗯，搞出这么一个不爱江山爱美人”的表示，不是女人，这个浅薄的女人们就会被这个东西感感动吗？就刚就刚才那首歌，这件事情显然女人不浅薄，因为如果真的浅薄，那她就私奔成功了，我们就私奔进行到底，我们就天涯海角。女人不浅薄，我们跟你，我现在喜欢你这人肯定。 叫 A B C D 条件加在一起，不是纯粹只有你这个人的，现在哦，对对，好 A B C D 加起来那才浅薄呢。要是单纯的那就不浅薄了。 <laughs> 不是，你知道我看了这篇访问之后，我说我愿意相信王功权同志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大家觉着这个造型不太像浪漫派哈，但是 <laughs> 实际上也不是浪漫派。我认为仅就他的采访而言啊，他反映了一个问题。 呃，又廷肯定也很有兴趣讲这个问题啊。这是我先说另一件事啊，有一些网友这个批评《南方都市报》这个采访的这位记者啊，里边夹杂了一些问题吧，有点审判人家。按说这个老派记，我们老派记者不应该，现在可能都比较新潮了吧？你看这个，呃，记者就会说什么呢？我很敬重你的妻子，她是这个事件中最无辜的受害者，却没有追究你的背叛，却大度的表态希望你回家。我想跟他相比。 跟他的大度宽容相比，你更像一个任性的孩子。王功权没有说话。 <laughs> 那那这个这个记者又说，你是个自私的人。可能你会觉得你夹在中间不舒服。可是作为这两个女性来说，她们的痛苦绝对远大于你的，尤其是你的太太。王功权说。 如果没有社会的压力，这种痛苦会小很多。 <laughs> 但是，但、但、但等等，我觉得大家批评也有道理。这按说记者不能这么、这么、这么宣宣宣判别人。当然，大部分问题啊还是客观的啊。说，我才明白是可能是这么一件事儿，你知道吗？王公权平常他老婆也许对他较为严格，那天呢被老婆发现了，他仅仅是不想做一个撒谎的人。就说你跟谁在一块呢？ 那我跟王琴在一块儿呢，他不愿意撒谎。好，你知道吗？他反映了男人呐，包括很成熟的男人、很大岁数的男人，咱们共通的一种状况。我发现女人这点比男人强，胆小。其实男人啊，不能面对的很多场面，男人可以做一个很成、成熟的决定都行，对吧？但是你让他面对啊，他面对不了。你看这上市公司的老总，哎，是这这会想我怎么回家？我反正跟老婆说实话了。 我回家怎么着？于是呢，说是这么一个忙忙乱乱的，不是什么深思熟虑的，一个只是一时啊，不知道如何处理这种情况了。对，我觉得这个男这件事情就是很写实。我觉得男生就是呃，可以说是没有我对我来说，我会把他。 扩大成为没有责任感以及非常之胆小不勇敢，对 <laughs> <laughs> 这样子一个情况， <laughs> 对，因为你可以每天签个公文，就是几亿几亿的房地产的开发案，你就可能损失个几亿，你都不担心怎么样？但是想到回家这老婆的脸，然后呢，可能告诉你说你是个负心汉，那种良心上的谴责，而且你本身也不是个真，我们叫做什么玩咖。 你也不是真的一个 player，真的是这么够狠的 player 呢？其实你根本也不 care 老婆会讲什么，我想怎么玩怎么玩，回家我就照样就是过我的生活。但他又不是这样的人，所以呢，他会有良心的谴责。那就像小孩子就做错事了一样，回去就紧张了，干脆一不做又不休，牙一咬，没错，我就干脆做个另外一个好人，我往另外一个好人的方向走。所以紧张不也就是责任感的一种表现吗？ 就像你刚才说的，你说他不负责任，对不对？可是他那么紧张，不是背后也是他现在在把责任分担出去，我告诉你了，就是你要跟我一起承担，这这。但是他不敢告诉啊！你你你你不是你不是说了吗？他公开，他是公开私奔，就是告诉你了嘛，就是我把责任感分出去。他呀，就是这个里边选择呀，有很微妙。呃，有些人，呃，他说很多男人都是撒谎。 撒谎呢，这个就是对，你知道呃，两两两头并行嘛，这是很多男人的选择。他说我呢不愿意撒谎，呃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其实呢，不愿意撒谎之后啊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对待，就等于这是一种，就是说，老婆一旦发现你有了情人呢，她只有跑。 你知道吗？咱就像说，有有些人说是什么呢？站出来，或者是哪怕你有没有胆量说一句，咱们离婚，或者说我我跟他分手，或者就是你知道吗？男人的问题，我现在都明白啊。 他说不出那句话，嗯，他不想当坏人，他说不出那句话，你就不想没这个责任，你做了坏人，但你不敢当坏人，这是最可恶的地方。可做不可说，不早说了吗？这个，这个是文学的文文化的定律嘛？啊，就你可以做，不可以说，你做了吧？那女的要是我知道了，你她知道你后来改正了，她还可以原谅。但是女的最不能原谅是你还能跑来跟她说。 这个说是他绝对不能原谅的，但被发现了，你做了以后，你又你就要想到这个后果，有一天就可能被发现。那你得要有一个 plan，就是有个计划，说当天被发现的时候，我就敢做敢当。就现在没有，私奔 <laughs> 就是没有 plan 的结果，他就跑走了。对，公权同志呢 <laughs> 是说了就跑，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他是什么呢？这个说不后悔私奔。 但是后悔微博上私奔， <laughs> 就是说啊，他是不是也有点郭美美？也，但是他不不不是一回事啊。但是就是他没想到，你明白吗？很多人以为是在炒作，微博上的人在炒作。可是啊，有可能啊，有可能。但是我必须提出另一种可能：很多人是从来没意识到自己发个微博呀，会引来世界性的反应。他没想到，你知道吗？那么他后后来，你知道这个男人一种很奇怪的心理，就是选择是很痛苦的。 选择很折磨人，你知道吗？好，那么一旦发现被发现了，他为什么要在微博上说这个私奔呢？他自己就讲啊，就赶快做件事儿，让他成为既成事实。嗯，是人至少就不在折磨发一下就是宣布嘛。 其实就是宣布，也给自己弄了个，我没退路了，没有退路，没有退路。事情已经公开了，那那就就没退路了，就也不用为这事儿折且他其实这个选择，我觉得是还蛮有逻辑的。就像你说，他回去不了，面对老婆，所以我显然现在比较偏向是，我得面对我的，就跟我的小三在一起。然后呢，我又为什么要选择微博公开？是因为他可以。 怎么讲？可以定心以后呢？我还可以往好人的方向走去，因为我不爱江山，我爱美人。我这个名声还可以，看样子我赌这一把，我有机会把我的名声保留下来。如果我今天只是宣布说我又要我的房地产公司，我还要跟我的小三在一起，我就变抛妻弃子的负心汉。 这个我我不要，这个男人我承担不起这个名声，所以我用这个方法，我还可以保留我的好名声。他赌这一把，但没有想到在微博上赌这一把的结果并没有赌赢，赌到最后大家还是觉得你抛弃妻子，还是认为。又又又眼里，男人都是招，你知道吗？又停这小女子么对男人了解这么深。哎 <laughs> 呦，你可我跟你说，凤凰卫视 <laughs> 输了，你平常没看出来啊？这我要不是我发现的，咱们的这个这个绝绝杀绝杀女。 挺三嫩的，咱凤凰的美女一个个都是高招厉害的。呃，那是，而且她是藏的最深的。 <laughs> 表面上她是个娃娃脸，你知道吗？实际上简直是情色学大大典，还怎么活呀？啊 <laughs> <laughs> 完全透明了你们。所以，所以我就想起退到背后没办法，我就想起以前有个三人行，你记得吧？黄沾，呃，倪匡啊啊，跟深夜不设，半夜不设防什么的。里边呢，很早以前，多年前了，倪匡讲过一句话。 说男人对女人呢，怎么讲，怎么说？你别不好意思，你自己说不出口的话吧，尽管说下去，一定有用。喂，我我是觉得这个男人和女人哈，你比如说呃，女人，你看张爱玲说女人都是同行嘛，嗯，其实女人面对男人呢。 这是他的专业，你知道吗？他没什么紧张的，对吗？他没什么紧张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个男人啊，他可以在重庆谈判当中，好家伙，表现出智慧、庄严，这个就有决定的这一面哈。但是你知道，在女人面前，我就发现呢，孤军作战，不是就是就是这种啊，你就根本没法面对的情况是什么？你比如说，为什么？我觉得有时候我就很难跟一个人分手，是分不了手的，根本不可能。为什么啊？ 我想好了分手吧，但是我受不了那那一幕。对，太多男生跟我讲，你为什么回头？甚至于说不出来。你这有一个男的作家就说，他自己写的， <laughs> 这就是你这回家跟老婆怎么说？就是说我我我要跟你分手，我就说不出来呀。站在那儿，站在那儿说不出来，熬了一个月，每次次站在老婆面前，那就王顾左右而言他。最后终于说出来了。 那是哆嗦着说出来的。我再跟你说，就好比说这个男人不想结婚。我有一次，在我年轻的时候了，二十多岁的时候，有一次跟这个女给这个女的逼婚，逼的呀，哎家伙，逼的那，这你你也曾经有这样的？那当然了，这这这都是逼婚王，你知道吗？那是不不逼逼的实在不行的时候，你知道不得不说了的时候，我会发现呐，你得谅解我生理性的恐惧啊，就我说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个牙呀。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就我就说 <laughs> 我就咱咱咱咱要不结结结婚吧 <laughs> 你 <laughs> 又结婚呀？赵光又会把它解释成为爱情而激动，没有没有？Tiffany 在手上晃过吗？右婷也也跟我我我我大宝光，右婷也给我提出这种问题，说为什么你们这男的，好着好着好着好着，只要一提结婚，马上就人就不见了呢？对呀，有没有这个问题呢？而且最多我们就想说，你如果不要结婚，那又干嘛开始呢？你要什么？ 要中间那个曾经拥有，不要天长地久，那就不用那么爱嘛，那就那你就笃定的一开始就说不好意思，我没有要结婚，那大家游戏规则讲好，你想应，我们就大家两年，大家三年就是陪伴。 如果没有，我们就别开始。哪有说开始到一半，然后就开始就走这种紧张啊，然后逃避啊，然后你认为这种行行骗的性质吗？行骗呢？这诈骗 <laughs> 事先没说好啊，事先诈骗。哦，吃黄瓜去了，好极了。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徐老师，你看，你在一个这个美满婚姻的牢笼里也很多年了， <laughs> 对吧？哎，而且呢，你又是一个研究文学的，其实心里是很浪漫的。徐老师，你听到“私奔”这个词儿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时候会？他们有人说老房子着火没法救啊，就是，尤其是你这个年龄。我我那个女我女儿啊，前不久去参加她表姐的一个婚礼，在美国，那个婚礼办的很大。嗯，美国我觉得他这个物质跟精神啊。 结合的挺好的，结婚就像你说的，是女的成成功，所以呢，费用都是女家出的。哦，一个婚礼啊，十来万美金啊，等于几十万，租一个森林啊，前前后后的仪式啊，不仅是吃一顿啊，那有婚纱啊、拍照啊、跳舞啊，几百人来。 男的、女的的所有的同学，男女的是哈佛的呃这个 business school 的，嗯，男的是 Stanford 学电脑的，对对对，男的是犹太人，女的是中国人。我说你们这世界上的智慧都被你们集合了。我看了他们整套的全部的照片，我一路看一路在想，将来我也认识那个那个犹太那个 boy 哈，我在想。 他将来真是就像你们刚才讲，没法面对。 <laughs> 经过这么多一道道的程序啊，就就像一件工艺品啊，水啊、水银啊、钢啊、铁啊，怎么一道一道出来了以后，将来万一有什么问题，拿这叠照片重新回顾一下，什么话都哆嗦了。 所以，所以我觉得女的现代女性，这这是非常，又是先进文明，又是钱，又是什么铸成？最后这么大的一个形式，就是使得你将来不能后悔。哎，对呀，就是就是将来不能。哎哎，徐老师第一次让我明白了为什么他们要搞那个 wedding。对，其实为为什么要给？而且美国呢，它是女家出的。 中国问题是这套 wedding 还要男的出，我觉得男的更应该要男冤求生呢。对，更应该要男生出，因为你这样痛一次，你就想想， <laughs> 你再去找下个女生，你得再痛第二次。哎哎，立准了。他们美国据说是这样的， <laughs> 第二次结婚哈，仪式不会这么大的，就会缩小。第三次、第四次，你再这么大，没人来的。啊！哎，他们会第一次会办的比较大，希望就这 lifetime 了，就这样的。 我觉得他这个精神跟物质结合的比较合理， <laughs> 你觉得怎么样？对你，咱就说这个公权先生哈， <laughs> 他最后要不说他这个你所谓的这个三儿啊，深明大义，也不是深深明大义，就是说你先回家， <laughs> 这个情况不不不能再这样下去，你先回家，回家你搞得定，咱们还在一起；你搞不定呢，就算了。但是呢，王公权说也是男人的一个架不住，你发现没有？他说他知道他不能回家。 我就是说，男人没法面对，他知道他不能回家，因为他现在他说回去了吗？对，他说一回去，回去的时候也没打算说要跟老婆一起过，但是他心里知道他架不住，他一进家门看见老婆和孩子崩溃了。早知这天何必当初呢？ 哎，早知这天，你看你兜兜转转私奔了一趟，你还是奔回家了。那何必？为什么在做事之前不三思一下呢？还有一件事，你们那边说啊，原配多可恶啊！这婚礼办那么大，花你那么多钱，离婚我还要分他钱。但你看，他原配接受他了耶，他老婆你。 跟全世界讲说我要私奔为了一个小三，你现在回来我老婆还要接纳你，不管因为小孩，不管因为任何原因，但是她原谅你，一个女生的勇气在这里。哎呦，哎呦，这没法结婚。没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 <laughs> 我们也希望这种原配多 <laughs> 对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珍宝总动员》。耐性会增加好几倍啊！没错，他们已经想好就算。